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毕业后在老家工作了一年，接着又考上了北京大学，现在在读研究生。真厉害，是硕士了。你读什么专业？几年？教育学，三年。女的为什么说男的很厉害？ 十四，明天见面的地点改在东门了，是从那边去国家图书馆方便一些。那我通知班里的同学，时间变了吗？没变，还是上午八点。他们明天要去哪儿？ 十五，这个网站地址是不是错的？试了好几遍都打不开。你把网址发过来，我试一下。怎么样？你那儿能打开吗？可以，速度挺快的。是不是你电脑有问题？根据对话可以知道。 十六，危险！你开的太快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开慢点儿。你现在把车停下，我来开。我真受不了你了。让我再开会儿。你不是也刚学会几天吗？自己也是个新手。至少比你开的慢，技术比你好。通过对话可以知道，男的。 十七，你联系那位作者了吗？联系了，他竟然是一位在校大学生，没想到他那么年轻。他同意和我们聊一聊了。是的，暂定在下星期一，他上午九点来我们办公室谈。通过对话可以知道，男的联系了。 十八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梦，梦到家里有好多好多水，高兴死我了。这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晚上做梦时，身体感觉到什么，人就容易梦到什么内容。早上一醒，我就去查了《周公解梦》，书上说梦到水，说明会有很大一笔收入呢。 那你慢慢等着吧。那本书上的内容一点儿也不科学。关于周公解梦，下列哪个最可能正确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管理时间，而做计划表、严格按照计划做事是有效管理时间的第一步。在做计划表时，首先要注意把重要的事安排在前面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写明完成时间，这样才能做到不浪费一分一秒。十九。 做计划表时，首先要注意什么？二十，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？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因为有些人觉得用手写字麻烦，于是有了打字机；因为有些人觉得每天爬楼麻烦，于是有了电梯；因为有些人觉得洗衣服麻烦，于是有了洗衣机。同样，因为有些人觉得走路又累又麻烦。 才有了各种交通工具，所以觉得麻烦不一定是件坏事。二十一，根据这段话，为什么会出现洗衣机？ 二十二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